的我，在我小的时候，有同学他告诉我说，我是一个，嗯，对，就是说，能够听得懂别人话的人。那当时我在听别人话的时候，我有一种感觉，我是看着自己在。 哦，然后后来我开始练习动中禅的时候，就是回到回到那个啊日常生活中，我看到外面的世界，就是一片非常的光亮，就是看的角度就跟以前自己看的是不太一样，它是有距离的在看。 当时其实啊，我心里是稍微有一点害怕，因为怎么变了？这个心念决定的。那我跟嗯，后来在下一次的禅修，当时师父分享分享的时候，他只问我一句话：现在。 Now roll 地方，啊，就会失联一些，可是现在已经啊不会了，因为其实这些声音，比如说现在这种声音，以前可能对我会很大的干扰，或者是看到啊别人手动的很快，我就练不下去。其实这些都是那种对心所以我就慢慢练习之后，这些问题都。 我的室友就告诉我说：“我可躺下家马上可以睡着。”对，所以啊，我觉得只要啊，如实的练下去，然慢慢可以看到生活中的但是最近发生的，对我个人来讲是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。那这个事情让我感觉到受到很大的伤害，还有挫折，甚至于。 会让很多人可能会产生一些误会。那这个很大的老鼠就一直困扰着我。嗯，我发现说，说到修行，修到哪里去的例子，甚至于对自己非常的、非常灰心。这次我下比较多，三千两道，其实我什么讲。 我就说，我因为压力很大，所以出了门。可是康克祥老，他每一句话都讲到我心里面。他就讲了一个故事，他说，嗯，有一个，呃，一个村子里面两个店，两大商店，然后他们，很是从那有一个儿子，还有一个女儿，他们互相喜欢。 结果那女孩子就怀孕了，她怀孕之后妈妈很生气啊，说你怎么生的啊？你怎没有了小，小孩是谁的？她因为很害怕，不敢讲是隔壁山边的儿子的，她就跑去，她就说是庙里面一个和尚的。结果和尚，结果和尚一听这个妈妈说，他只说，哦。 到 所有的东西对我来讲，它其实就是，就是卖你就是不是没有，是任何，任何安全点不重要。如果我有啊，可以修到如果这样的一个程度的话，那呃，在这个时刻，我会下定决心。 永远一直不断的走下去，虽然可能还没到之前，永远我就是我放弃的时候就会退转，但是就是要一直的走下去。那我来这里最大的收获就是亲自的感觉，老老实实的学习，老老实实的练习。 我认识工产党快一年啊。现在的生活质量也都是我通过这样才实现的。所以非常庆幸，在这五次时间就遇上工产党。嗯，我现在有非常深刻的体验，就是女性是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。 他任何东西都要安全，要可靠。感谢我目前公司和感谢政者，能让我解决了很多很一以前在我们难题。其让我解决了，那条故事真者所说的，我已体验到。 最后就是希望，真的多劳动身体，多常来中国。我说的就这么多，然后就是定要感谢斯老师，要不是你补课，我没有机会站在这里。嗯，谢谢大家。 者的师你感恩佛陀以及三位村的呃三位师傅，将这个最原始、最古老的这个经典呃的这个这个佛法带到这儿了。 带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，功德佛陀已经在我们心中，我们跟 出生，出生姻缘，如果少了一个姻缘，这个缘起，这个姻缘不成，所所以感，所有起，把这一种感恩心化作一种能量，让我们能够老老实实、认认真真的。 带着也可以带着一个疑问，这是原始佛法，是智慧性的佛法，不是用意，不是你用相信的，不是你用信仰的，是要你自己是自己亲自的，以亲证到才算，以亲自体证到三法印四圣理。 体悟体悟到真正的真理思想，体悟到定发生现前的时候，就是我们的觉醒圆满，也就是如此处虚空，也就是太阳在正。 就是风雨大风，也就是我们的班，根丝伙伴无名断断命，先记住地产时，那个时候就是我，就是无我，那个时候。 是没有问题的，没有分心的，一切都很真，就会有，会有一智慧的人，都有机会，有智慧。平等的大可以善待，自己，也会善待们家的父母。以后有机会，会会会有一种慈悲心。 大慈大悲，以众生的经验，先将自己的灯火点亮，一盆以人帮助众生点亮心中的灯。先成就志，先点亮自己的这个灯，其实是先修解脱道，也就是先把牢恼脱离。 把产党搞到自己，坚持不懈地走下去，所有问，所有的答案，都在这个动作中。只要持、持、长不断地练，坚持练，习，这个答案、智慧就会不断地涌现出来。你感觉到、感受到内心。 所涌现出的差距就会不断的涌现，让我们在发理生产的过程中，这个我们的工作的心，产生新的心，估计的心，就会在我们很多学生对阅历不断的增进时，在提出。 当下清的时候，那个有那个自我意识，做主宰人气的那一个所谓的妄念呐，那个烦恼习气，还有所谓的那个那个酸，那个身体所产生的那个节奏，酸胀、痛麻等等等等，所有一起。 啊，都有一种平常的心，有一种无我的心，还有一种无私的心，体现着他进行了以及它的动作，动于体当下，也同时的，对他那个跟自我所产生的现象，同时的个 第四将相继出现封建、封建、建、建立封建秩序，就是说，封建专制、手工业奴隶经济，这时候动同它完成了，就是所谓的“三十七到“平”。 一的话，也就是大眼种地员的试验图，分够七八完全一问没有问题，本来是一问的，本来是不错的。如果说有问题的话，一开始，你第二个，有一个我在在动手在进行。 但是从，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，那是很正常的。逐渐逐渐的，人为中有为，从我来到来到来到无我。本来这个动禅，从一开始就是本就是无我，就是从我下手。一开始就是要悟自然的心，自然的看，自然的动作，所自然就是无我。 当你不自然的时候，当有凭凭与想象、凭与造作的时候，就没有一个我了。当一自然的时候，放松身心，就是六根连而一可分离，自然的让它自然运作时，这里面已经了空性，也就具入了觉性，觉性。 每一个人都有，本来就有，本来就有，本来有基础，只是在忘记的时候，被这个贪嗔痴这个五盖所盖住。通过这个动作不断的、不停的练习，有大动作、小，动作，啊，粗糙的。 到细的，还有更维细、微细的那个、那个，看到心我们渐次、渐次的，最后将这个骨干、将它慢慢、慢慢断去、除去，这个时候明心就会大放光明。现在我在学习的过程中。 现在不是这样，过去啊，像现在，现在现在，每一个现在就是每一个当下。现在，现在，我的雨伞已经升起来了，而且就像早就像太阳，就像上上午早晨的太阳，像早晨七八点钟的太阳，七八点钟的那个时候，太阳升到那个时候啊。 来到，可以把觉他的决心放开，不是固定在一个点上，而是点线面面。我把它比作在我们的这个呃人中，哎这个这个太极这个位置面，在这个面的，就是说观察，在面就面为空的这个角度上来。 觉知来观察会比较轻松。当然，你刚开始练习是不可能来到面或者空那个那个局部上。你只能一开始先觉知觉察从点开始，把一个决心，把一的明、把一的心、把一的觉知安住在我们这个动作上，等于手部动作是一样。 如实的观察我们手的动动，当进行时，我们去观察我们的，比如是我们当下的那个进行的动作，它的动停动停，它就得很快很快。动的时候可以稍微慢一点，那个停的时候会很快。其实这个是它是一体的，起点就是终点。 动也就是点，停就是动，动就是停，停动动停动停动停，它是无始无终的啊！只要人加练习，这个里面就自然的就会产生自然的那种谓的无常、缘起、无我，自然就产生。当在产生的过程当中，自身力也同时产生，自身力这个第一个就是苦力苦。 看见没？关于那个酸胀痛麻、烦恼、那个妄念等等，这都是有，这都是好事情的。又要又不但它是也是无的，也是无常的。它一刹那就消失了，一刹那就消失了。一要一种平常心，平等心无一无一无取无 估计跟着他跑，就是无我，就是不依不退，要跟这个讲了很远吧，勇敢他也，他不来的话，你怎么去追击他呢？你怎么去断掉他呢？他真的已经跑了，所以不要生起来厌烦的心，不要兴啊，讨厌啊。 烦恼啊，烦恼啊，过得不安呐、这都是好事情哎，这都是天使哎，这是在告诉你什么话呀？告诉你什么是无常，什么是人情，什么是你我。我们要感恩他，感恩这些昏沉，感恩这些妄念，感恩这些不断的升起这个念头，所以感恩，不断感恩。当你。 当你谈过一生之时，当你讲过一生一时，哎，当你如实去面对这些个如实的，就是你我的，你不如实的时候，可以跟他是对抗的时候，他们是有自我，的，有我的。所以说，当你如实去面对他的时候，哎，他很快就消失了。他就融入到这个共产花这个东西，他就融入到。 这个学习自由啊，走路上精神就走了。当你没有想呢，他就是抓住他的时候，这个是有一些坐相啊，一些坐姿啊，那个问题就更加麻烦。所以要把自己的身心放松，要如实的去面对它。老实讲，你开心就是讲的是无，它是从无我下手。 本来就是一开始破坏生见，无我就是破坏生灭，都要以自然的心、自然的看，这就是无我。所以破坏生灭，要一分见以后，就是就没有我了，就没有我的了。当然，不可能说你开始练习的时候，你还有，呃，不可能就说没有就无我了，不可能的。他一直到无我当中。 从我的当中去体悟我，慢慢慢慢造诣，坚持的练习，恒加练习，坚持不断的练习，他就能够从我来到无我，本来是我，本来我本来就是说，所以，我。 在祖先的规矩中，我奶奶的器关中，我器官就是第一个呀！记住，我们这个爱造业的手下，都是些手下，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是来自于人们手的问题。所以，我们贪官污吏啊，这些反道行家、黑手啊，都是来自于我们这人闭不住的嘴。 所叫无论功德或有的功德，都是罗摩通通准，只要一点一个都不不准。哎，他有很多的，当一立不动的时候，他就是有的。所以，我会好好的去练习，然后呢，下步的去练习，如实的去练习，然后。 当决心到达，当决心从空之时，当正从正午十二点开时，哎，那个时候。 这边不会太久，所以，的还有一个事情，就是说，我们有一个平常心、平等心，面对一切人、事、物。打个比方，一个丝瓜，一个丝瓜，一个茄子，或者是，呃。 一件服装，它的皮子，我们中国人很多很多人都不喜欢这个皮，都喜欢吃里面的好的肉，这个就讨厌这个皮啊，就说这个这个这个皮有农药又不好，我要把这个皮子削掉拔掉，我要吃里面的最好的肉，可是我们的心是。 不够的心，贪嗔痴的心，你所谓的“好”，你所谓的“好的”那个肉体的心，并不是真正的“好”，也不是所谓的好。你所讨厌的、不喜欢的那个心，也不是真，不是不好的。所以说，如果是你是平常的一平常心。 说的是一种无我的心态说的话，在这个这个黄瓜或者是丝瓜的时候，一定会连皮吃，皮和肉一块儿，它就是完整的，它就是一体的，它就是无我的。这都是发现大自然给我们的最好的食物。我们为什么偏偏要吃肉呢？吃那个皮呢？你们知道啊？那个皮才是对的。 但是皮不是最好的，肉也不是最好的，皮和肉一块儿是才是最好的。如果你这个观念如果调整过来，你修行过来的话，在心境上要想有进步，要突破，恐怕很难。当然，这是我个人的体会，我个人的呃个实践，供大家参考。希望对与错。 不要停顿，停顿保留，保留就有空间，就会有弹性。那么你生活就会就会非常的快乐，生活就会比较自在。那么你休息就会很快很快很成就。好了，谢谢大家。 ลูกไปออกเลยเขากลัวแล้วถามอาจารย์เคยกลัวอย่างนี้ไหมกลัวนี่คนหนึ่งที่เห็นเราทะลุหมด ก็เคย เคย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นบางครั้งไปหาครูบาอาจารย์ก็ก็มีเก่งๆท่านนะแต่ไม่ไม่ถึงกลัว有时候在老师面前也会也会很紧张

害怕的话又不能做手部动作，就这样一解。学习一下课吧。嗯。嗯。嗯。嗯，咱们今天的个呃都有人的家，嗯一样的。刚才已说过 别人的事情的那点心了吗？你想知道的是别人的事情，你知道，因为你那时候，平常大家都在做动作，所以说，所以说你现在看到当下这点心，想知道的事情是别人的事情吗？嗯，只只要知道自己的事情就好了。你现在还没有说完呢，嗯， <laughs> 因为我平。 出现的有种状态，已经给这位师兄回答过了，就是自然、轻松、正常，就不会出现什么。他，好，大家都把这三个词背下来，好吗？自然、轻松、正常，啊，整个身心应该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啊。那边，啊，没有，我刚说两个， <laughs> 这个比较琐碎的，就说现在已经又回到生活中去了，那然后就是呃很多这种细节。 生活中的觉知啊，我还是说是在具体的觉知，我还都不是特别清楚。我还是希望师傅能够那个，就是呃，具体的讲一下就有些觉知的话应该怎么觉知。像吃饭，我说你就是看筷子啊。比如说话的时候，我是说是 <laughs> 在觉知嘴，或者说站的时候，我就觉是在想，我整个身体在站着，回到当下。那还有很好像有些生活中一些东西，我突然间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觉知。 吃饭的时候是觉知自己在嗯手拿起来，然后脚需要觉知它的动手拿起，手右手要动起来，然后到嘴旁边，然后你的脚在嚼，你的嘴在嚼，就是说不管是哪个动作，我们要觉知它的动。 觉知它的动，哪儿动，觉知儿。 对，呃，那是在泰，是在泰北的泰北，是在泰国呃北榄省呃，不是在曼谷北榄省的一个呃佛教呃一个协会，不是佛教协会，一个佛教组织的组织人。 จนบุรีนี้อยู่ในแถบที่ตะวันตกของ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在泰国的东部ได้รับฟังนะคะในเรื่องของวิปัสสนา ของผู้ที่ถามก็ทำความเข้าใจว่าทุกคนไม่ต้องทุก 学习过程中，啊出现了很多问题，啊最重要的还是要觉知。断见论师比来分为好多课题的，被比查比等，把知识呢，略略略略的传啊，然后多年之前的道路上，啊是让我们，嗯真正的灭苦的法门。那我们呢，如果抛弃了，虽然说。 แล้วก็อาจารย์โน้ตพระครูวิมาร่วมชี้นำถือว่าเป็นยอดแล้วของความรู้สึกที่ดีในการปฏิบัติ我们เรื่อง到法和尚还有两位老师来给我们教授段中禅。ได้ดูวิธีการของคนจีนและไทยไม่แตกต่างเลย那么不管是泰国的禅修者 中国的潜水没什么太大的区别，都是一样的。完了，到时候，我比如第一班的第一班，嗯，来着。完了，第二班的第一班，那第一天，嗯，我们这些学员好像，嗯，都不是很清楚，嗯，到底自己在做什么。完了，从 也不会累嘛，然后感觉不不不不累嘛，或者想聊，但是没聊。第二天大家好像都觉得有些无聊、烦躁，是吗？关机啥、微信啊，我都。 都有一些好转。通过这个让孩子们感觉的这个理念，也是嗯，也是今天大家对嗯这个觉知有了一些体悟，包括我自己，让孩子们阅读啊，参加一些，也感受到那个理解什么呀嘛，然后呃今天嗯觉得真的好开心，大家对。 Shampoo 北京都能站打展期的时候，我认识了他，他认识了我。在《红楼梦》里，李的勇老师，你在以后也是去年十月在北京认识的李松老师和李永辉老师。在泰国，李公复和龙妈姐姐节目做来，我们这次回去 知道什么时候能跟大家再见面呢？好，送给大家《大地光辉》。那么，真的是太高兴了，在这里跟大家有这这么好的一个姻缘。非常非常非常感谢大家，所有的都对老师、对观众、对呃宝和尚，是如此的有信心。幺、他三、四、五、六。 要把在中国看到中国人这么用功、精进的在修、在生产的一些事情，啊，回去泰国要把这件事情去告诉嗯更多的泰国人，让他们也能用功，让他们也能精进。嗯，我也知道大家都是那么嗯。 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，真的是很不容易。 真的，更多的聚会，然后感恩所有的一切，谢谢大家。 当下现在才是真正的生命。那个长老为什么？我想我们不要马虎，千万不要马虎。长老那那老爷爷穿的是什么？啊，不马虎的人是非常危险的。 咱们就要一起干。嗯，佛陀教我们的，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得到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阿弥陀我们的决心就像大象的脚印。

我的决心像大象脚印一样强大。 最多的就是，嗯，自己不管是身和心发生了什么，因为每天都在努力。难七天已经过去了，不管这七天你的收获有多少，你还是要活在当下，活在现在。旁边值班，阿难，诸阿难，诸阿难，诸阿难，旁边值班的弟弟负责干。 我们如果能够活在每一个当下，当下，当下，我的生命才是最有意义的。在快高的仰望高，越来越高，越来然后开始慢慢改谈，去放松。我们要把自己的每一步都走稳，走得稳稳当当。嗯，那么这样我们才能走到灭火的那一天。 ขอให้พวกเราทุกคนได้เข้าถึงซึ่งความสุขใด้วยกันทุกคนทุกท่านด้วยเอย希望大家终究有一天都能离苦得乐。